第三十课，你睡好了吗？一、听力第一部分，第一到五题，请选出与所听内容一致的一项。现在开始第一题。一，十七八年前，他最后一次会见他的母校康奈尔大学的史学大师布尔先生。 布尔先生有一句话，他至今没有忘记。先生说：“年纪越大，越感觉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。”二，随着科学技术的普及，人们将更愿意接受电脑采访。有调查显示。 与纸张问卷的调查形式相比，越来越多的人更愿意接受借助于电脑的采访，特别是那些对技术感兴趣或熟悉电脑的人，明显持肯定态度。三，他想借贵报一角呼吁。 读书应该成为人们的追求和良好的风尚，因为读书是将人类浓缩几千年的科技文化快速习得的最佳方式。读书能够让你在极短的时间内掌握大量的科学文化知识，摆脱愚昧和迷信。 四，他是一名出色的军官，总是能精确地完成任务。他有个十四岁的儿子，正值叛逆期，而且像他的父亲一样顽固。不过，他很骄傲，孩子有自己的主见，不会人云亦云。他对自己的孩子有着许多期待。 五，一次我问他忙些什么，他说练画，每天糟蹋好多纸。他的画很像他的文章，是些小画，雅气，很有品味，是典型的文人画。他的画和他的文章颇有共同之处，观其画能咂摸出他写文章的特点。